第二部分，第六到十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今天来参加我们访谈节目的是年轻朋友非常崇拜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刘可心，欢迎您。您知道年轻朋友私底下怎么称呼您吗？可心同学。对。 呃，可以这么叫我，我喜欢这个称呼。那好，咱们就这么叫了。可心同学，很多听众喜欢听您说话，认为您思维角度与众不同。听您说话，不只是听听而已，关键是总能受到启发。过奖了，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我，无非是和读书，特别是和读名著有关。阅读经典，肯定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比如。 我小时候对美和丑的理解，就跟读法国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有关。这本书让我意识到，不能光凭外表长得不好看就觉得这个人也不好。名著这么好，有些孩子怎么就是不愿意读呢？主要是因为老师、家长把这事当任务布置给孩子，孩子就会觉得很累，甚至反感。读书不能勉强。其实读名著是件很好玩的事情，名著。 都是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所以家长要让孩子带着好奇心去读，他就有了动力。您的孩子喜欢读书吗？这不是隐私吧？当然不是，我的孩子非常喜欢读书。他读的第一本书是什么？您还记得吗？他认真读的第一本书是武侠小说。哦，在读书方面，我给他非常大的自由。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在年少时喜欢读书，而不是读哪本书。 听说您的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而且选择的是历史。对，应该说他的选择跟他的阅读经历有关。他读金庸的武侠小说着迷，读完一遍还想读第二遍。书里涉及一些他不懂的内容，就到处查书查资料，这样他的阅读面就会不断向外延伸。这么说，名著也不需要读全。您怎么看古人说过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我看来，不管行万里路还是读万卷书，关键得看走不走心。到哪儿赶紧拍照，奔下一个景点。万里路固然是走了，可一点用都没有。即使你没读万卷书，但把十本书给读明白了，要比囫囵吞枣读一百本书好得多。六，关于刘可心，可以知道什么？ 七，刘可欣怎么评价自己？八，刘可欣认为有的孩子不愿意读名著的原因是什么？ 九、关于刘可心的孩子，下列哪项正确？十、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可心怎么看？